算是分享会给大家，啊，真的非常开心。然后也发现，呃，香港有这么年轻，开始有这么年轻的朋友，然后可以喝到这么好喝的茶，然后也很高兴说，哎，开始有这么年轻的人也开始这样子，平常也有习惯在泡茶或喝茶，开始慢慢接触像这样子喝茶的文化。在台湾，也有。 做过很多类似的茶喝了，那在香港做的话有什么不一样？呃，其实我当然是希望说一样把原比较大吉岭庄园的风味，比较传统、比较正统的风味带回来，不管是让台湾的朋友分享，也是可以让香港的朋友也同步可以知道像这样子的相关讯息，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喝到真正是从原产地。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喝到非常新鲜的茶，那相对性也可以让大家喝到最安全健康的饮品，把可以把它当做日常喝也是非常高兴的。你开始做这个红茶工作这个多久？其实我本身早期不是做从事茶叶的工作，那真正进到这样早期是做电子业。 <laughs> 对，然后现在开始在近三年才开始接触茶叶，呃，自己本身从小就在喝茶，然后也一直很喜欢喝茶，所以想说再多了解更深一点点。啊，希望我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，然后我也想说把这样子的茶的文化推广更更远的地方。 然后让大家可以喝到比较天然健康的茶。哎，是不是？就是他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，或是有什么原因让你突然要改变一个？呃，因为之前工作电子业嘛，就是可能碰到的商品都是比较冰冷的，啊，相对茶这种东西是很有温度，然后也很有人文的素养。 也希望说可以多增加在自己的生活，然后也可以让接触人群，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。就是因为去了你们的店喝茶以后，就突然认识到吗？啊，其实我之前是先接触台湾茶， <laughs> 台湾的乌龙茶，然后有一次在就是朋友介绍，然后认识了立彩蝶，呃，精品茶馆这边，然后第一次喝到大吉岭的茶。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惊艳，然后也可以感受到说，哎，原来红茶也可以这么的多变，然后，呃，它的香气滋味是这么有层次，跟我们一般所认知到的红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的方式也可以像品红酒一样，可以让大家，呃，用庄园的概念去喝像这样子的茶。嗯，那你们希望在香港之后是怎么发展？ 当然就是可以看看慢慢发展，然后也当然希望可以跟茉莉茶馆这边可以多配合，然后可以让大家以喝到更品质更好，然后质量是更高，然后是最新鲜的茶。重点，因为我们推的茶都是有符合欧盟、日本跟美国的有机认证。那相对性，现在目前的茶品质参差不齐，那也希望可以推这些比较健康的茶饮给。